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听说你是个美食家。美食家谈不上，只能说我是一个对美食没有抵抗力的人。我的优点就是不挑食。你认为什么是美食？ 美食是可以让你身心愉悦的妙药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在心情好的时候、疲惫的时候或是悠闲的时候，享受一顿可口的饭菜，那一定是最幸福的时刻。看来吃什么在其次，只要能让你有愉快的感受，什么都是美食。可以这么说，可是也有例外。对于我来讲，新疆的饭菜都是美味佳肴，因为我是新疆人嘛。还有。 南京算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对南京美食也是爱的不得了呀。对吃，你有什么感悟？俗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吃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生存本能。可是众所周知，吃给予我们的远不止于此。我更在意的是与家人、友人在吃的那个时刻围坐在一起。 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，忘掉这样那样的烦恼，享受片刻难得的悠闲。平常你下厨吗？以前经常下厨，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下厨少了。其实我很享受烹饪的过程，能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饭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虽然做不出用料复杂、精致无比的饭菜，色香味俱佳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讲个关于你的吃的故事吧。 要说就说与拍戏有关的吃，那是在拍摄特种兵的时候，这部戏主要讲的是女特种兵的故事，拍戏强度很高，体力消耗特别大。我们的阵容中女演员居多，女孩子嘛本来就喜欢吃一些零食和水果之类的东西，可是，在戏里我是教官，总操练她们，尤其不允许她们吃零食。每天女演员们顶着烈日做体能训练。 还得忍受我的训斥，直到今天，我心里还对他们抱有歉意，觉得当时我丧失了一个男子汉对女士们应有的同情心。六，在吃的问题上，男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一、关于男的眼中的美食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八、对于吃，男的有什么感悟？ 九，在做饭的问题上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，关于吃的故事，下列哪项正确？